锵锵三人行，哎，你说这个查韦斯，他打破了咱们的过去的一个印象吧？嗯，这家伙比谁都乐观，嗯，对吗？说癌症是什么抑郁啊，又是什么心情不好啊，生气啊？查韦斯怎么样？这老哥做电视节目做八个小时是吧？ <laughs> 性格这么样的强悍啊，这也这么样的乐观，要跟癌魔。 到底到最后一刻呀，他那个警卫不还说口型在说说我想活着，这求生意志这么样的顽强。跟你意志差不多，你不是以前也说过吗？你最后一句话总是还能不能再救一下？ <laughs> 对对对，我这英生，我觉得 <laughs> 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laughs> 我看到他他那个报道，就想起东。对对对，我们因为我们说过，就说每个人到最后该有什么样的座右铭，我就开玩笑，我说我的座右铭是， <laughs>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laughs> 所以听起来还有还真的有可能是美国人杀他的啊，听你这样子，哎，就是所以你说这个癌，你知道吗？这么样的可怕，它实际上啊，癌症是一种文化。 癌症，在美国有这个煌煌巨著啊，研究癌症。癌症是人类花了最多钱的。到现在，就是一九六一年的时候，你见尼克松签这个法案，那个时候正现身越战嘛，他是说全民向癌，就说我们这个登上了月球，我们这个分裂了原子，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该征服癌症，投资九百个亿美元下去。他们说这个多少年了？四十年了。 但是看来这癌症啊，还是没突破，比登天还难。不是有很大的突破，但是呢，还是不治之症。就是小范围有一些病能治了。呃，那它突突破其实从两个方面，一个是治疗，当你有了什么什么癌，如何来治疗？这方面其实好像看不到太乐观的部分，因为所谓癌症是坏细细胞出来了嘛，哈。 就出来衍生，已经进攻了你你身体，你很难把它全部抵挡。可是另外一个方法呢，是从它的源头来进攻，预防预防。对，它查出你的基因哈，有哪些人、哪些细细胞、哪个部分有对哪些癌症比较有高危危险群。 它可以做什么来治疗啊，来预防这样子啊？那方面倒是有蛮多的突破，可是问题那方面就引出很多伦理学上面的争议了。对，谁能？因为在欧欧美的传统啊，人是上帝的产物嘛，啊，所以我们不能卖器官的嘛哈。你不能说，哎，我穷，我缺钱，我把我的肾卖给你是不准许的。其中一个理由是说，哎，生命不是你的，是神给你的。 没有人有资格、有权利去拿走别人的生命，或者说把自己生命卖出去。一部分一部分教徒的信仰，就像避孕套也不能用啊，不能堕胎啊什么一样。你刚才讲的那个研究啊，我有亲戚他们就在参与，在美国的大公司里边，就是说他根据你、你父母、你祖父祖母所有的亲戚的 DNA，嗯，然后就可以得出你的 DNA，就是查到你的 DNA。 基本上你这一辈子得多少病，百分之八九十都知道。你还没得呢，或者这个比例是多少？心病也也知道吗？心病知道不了吧？他比较担心他们家族的这个病。 <laughs> <laughs> 因为他说八九十都知道，我是好奇。然后继续继续。比比比方说，这个人好多人二十岁去检查，嗯，然后然后他从科学来证明说，你到五十岁的时候，你可能有冠心病，或者有什么什么。但是这一来呢？ 的确改变了我们人类的很多次序了。嗯，因为在一个年轻的人，你那如果很早有这么一套东西全知道的话，他会选择职业啊，他的婚姻啊，他小孩啊，还有他怎么来对待他的生活啊，他从一早就改变了。这个呢，带来很大的伦理的问题。有的人就提出，就是说这不应该这样。嗯，就是说你你你想，假如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他得到这么一张化验表，而且告诉他准确率在百分之八九十。 而你其实知道，你以后几十年你会生什么病吗？你你这一生就是因为因为因为，当我们讲到伦理学，就讲不只是我个人，还有人跟人的关系。你可能这样来改变一个小孩的命运。我生了个小孩一出来，我去查他的基因，原来发现他这个高维那个可以做什么，我就会弄一个环境来控制他。甚至有人说，有以后的研究可以改变他的基因嘛？ 啊，甚至改变他种种的性格。现在是弄清楚他，弄清楚下一步就会说，你你道大形势是什么呀？大形势是几个前一阵突破性的大药，什么什么伟哥啊，还有什么一些呃呃一些主要的艾滋的一些大药啊，都到期了。什么叫就他们的专利都到期了？专利到期了，专利到期了以后，所以就这些大厂啊，他就把很大的钱一定要投到新项目上去。 在美国，就是说以后这伟哥人人都可以造，是吗？对，现在已经到到处都可以造。那咱们家生产的，自 <laughs> 产自用嘛。我我那些还没吃完， <laughs> 不急不急不。急但是他这个就大项目投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刚才那种基因研究，就是用而且现在用电子的技术基因研究，就讲的我又觉得这个天花这个这怎么来说，想象但又觉得很可怕。 你对新一代就是很可怕，对，就是你他的，而且他就是根据你整个家谱啊，你的家里中国人不是喜欢家谱吗？还有什么宋家的谱有多少代嘛？那就更加。但是徐老师，我们聊这个都属于门外汉的想象，对，因为这个具体的我相信没有那么简单。比方说癌症，你说是什么基因里什么的，那么人类你知道吗？流行病学史上。 就是呃公包括呃这个公共健康公共卫生领域，现在被认为最大的一场变革，就是发现了吸烟与癌症之间的这个关系。这是你以为哦？你就这句话听得最近？我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laughs> 我跟你说啊，我为什么要特别跟马家辉说一说这个事儿？因为多年来。 我现在要我要跟你们讲讲，多年来我的朋友们一直都跟我在探讨这个问题，大家有很多说法，什么毛主席抽烟呐，邓小平抽烟的等等，云云云云云。我一直啊就没有系统性的说过这个事儿。最近呢，我要这个感谢《三联生活周刊》，你我可以给你看看照片。他这个《三联生活周刊》有一期啊是做这个关于癌症的报道的一些最新的成果吧。这是癌细胞，你看也有它的美是吧？你再看下边，细胞，这是在泰国。 这个癌症，癌症是个社会问题。有时候，一个女孩和她肺癌晚期的妈妈，这家人的生活。你再看下边，这是在西方一对夫妻，就是太太得了这个癌症，她老公是个摄影家，就决定记录下太太化疗、放疗的每一天，癌症摄影日记。你再看下边，这是很著名的一组照片，就是说癌症。你再看这个。 这是索尔仁尼琴写的一本小说，叫《癌症楼》，里面呢就讲生命的最高价值究竟是什么，到底为他该付出多少代价，而多少不可以？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个文章在什么地方讲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对癌症的这个治疗方法呀，你就得想，比如说人类你知道吗？曾经对癌症属于认识过程当中有一阵儿，比如说乳腺癌。 有一个医生，他领领风骚领了很多年，因为他确实发现有些癌症啊存活，他动了手术之后存活比较长。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对癌症认识不清。这个外科医生他提出的理论就是就是什么呢？割的大一些，割的尽量过去你就切一个乳房。他说我动手术啊，不光切一乳房，我给你把肋骨都摘了，我给你我把我把你锁骨底下的淋巴全清干净，甚至把你脖子这掀开。 把你能割的标准是两点五厘米，就这个东西的四周围的所有的两点五厘米，这是一般的标准，就就全切割。你知道，以至于就说，所以说人对自己身体的意这个认识哈，曾经甚至是有一个模特说，我把我乳房割了，我我我我我我这个女人呐，我不要用我的乳房去定义我的生命，我觉得我的健康比我的乳房更重要。可是她没有乳腺癌。 你知道，吗？他的他就造成的这种这种意识，就是说我切了乳房，我是个落一清净，你知道吗？ <laughs> 没不会得乳腺癌，都能到这种程度。所以你看索尔仁尼琴这个话，就是说啊，人关在癌症病人，关在癌症楼里，就是人类用医院的这种方式啊，隔绝了死亡。我们这些人，我们好像死亡不会发生，晚期病人都在哪？你不知道，其实他们也在癌症楼里过着这一天又一天。 化疗、放疗这种、这种、这种痛苦，但是就是说，你这样走向死亡有没有尊严？所以这也就是今天说的，最近我们所感谢的凌峰大夫 <laughs> 委员提出了一个“尊严死”的提案。我先取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凌峰大夫，著名的凌峰大夫，因为给我们刘海若治病，是吧？ 而且也曾经很关心这个我妈妈的病情，所以呢，他说什么我都觉得是对的。嗯，他最近呢就 <laughs> 是说了一个，就是提出了一个提案，就是咱们国家应该考虑啊“自然死亡法案”这个词儿挺抽象，“尊严死”不是“安乐死”。他说我们国家有调查呀，这个医疗费用百分之七十花在什么呢？维持这个不治之症就死了没救了的人的生命，甚至切开喉管，这种就是说。 但是实际上，现在又有一个网站，你知道吧？有个网站，好像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就在搞这个事情。就是说，已经有很多人叫生前预嘱，他不是安乐死啊，他是说你在清醒和健康的时候啊，你可以选择，选择就是说，一旦你发生了那种情况，你要治疗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你说我不要切开喉管，是吧？呃，或者说我做一个安宁和缓的医疗。 呃，或者说必要的时候停止就拔管子，不要再给我继续我这种无意义的这种这种治疗也和我的痛苦，这就所谓叫尊严死，现在被称为这方面，徐老师最近考虑的比较多。对， <laughs> 那听上去这不是其实还是就是安乐死吗？就是说人还没死，但是采取主动的措施放弃治疗，放弃治疗。 就是关键还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放只是说这个放弃治疗不是由家人别的人决定，是由他自己在提早清醒的时候自己就决定。我觉得这个就关系到一个什么叫为什么叫自然死亡法案？就是科技发展到现在啊，什么叫自然死？安乐死是说就是说我求死，我得了绝症，我能不能我不我不想活了，对我死。但是你看，假如世界上没有医院，假如是五百年前，那么你自然你就死了。 你知道吧？那他他不需要，假如世界上没有医院，我们差不多都已经死了。你明白没有？我们现在身上得的病啊，你要换回到多少年前，都已经是没得救的。嗯。所以我们现在人类的生活状况是离不开今天的医疗水平的。嗯。甚至在依赖医疗水平，我们期望它还在继续往前发展。对。 所以，所以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自然史在概念上的确会给人一个一个混淆。其实我我听明白的意思就是，就是人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放弃治疗？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比方说这个病绝对医不好了，他就是植物人，永远是植物人了。但是维持他做植物人，不仅对他个人、对家属，甚至对国家，比方有些高干，都是一个巨大的开出开支。 那么，如果这个人很早就知道有这么一种可能性的话，在他清醒的时候就把这种可能性剔除掉。就是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百分之百救不活了，只是维持做植物人了，那我就踢掉。那我觉得这个立法，我觉得我我我觉得可以接受，就是基本上是这么个意思。但但是的问题是，一般现实的人情当中，就你对家属来说，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你家属签不下这个字的。 对吧？所以要本人嘛，对，本人生前清醒健康的时候做这个，而且嘱咐。有，就香港对这个，它也区分是很不一样的概念。安乐死是什么呢？它的法律是说不准许的。安乐死是说你直接而且有意使一个人死亡，那叫安乐死是不可以的。那可是有另外的医院有发下来操作运作的。 呃，指引啊，规则是说，可以叫做把你末期病人，就是末期决定了已经确定了你治疗不好的，然后呢，可以停止你的呃维持你生命的工具，包括呼吸器等等等等哈。可是那个要经过非常详细的，要经过那病人跟你讨论，跟你去研究。 才行，那是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非常不容易去去达成的哈。那我跟文涛聊天也说到啊，他们讨论有时候讨论了好几年了，讨论到都。 把那个病人烦死了，你知道吗？ <laughs> 你不用怎么安乐死了，你讨论过程把那来来去去，他说：“哎，我真的被你烦死。”那可是那个部分呢是非常困难去做的。可是呢，不管是哪个部分哈，安乐死全世界很大的争议嘛哈。还有我刚说的暂停、停止治疗也是嘛哈，都要看你整个社会的状况。因为坦白讲，在一个社呃医疗保险不发达、不健康的情况下。 假如你很轻易的立法，那就很危险其实有些病是可以治好的，你知很容易，因为有这个法律，让有那个机会让你放弃来治疗。你用还有第一个医疗保保险不发达，还有整个医疗系统的判断有时候不够专业，不被信任。 很容易嘛，其实你怕连累家人，家人也说，哎，你死掉算了呢， <laughs> 你知道吗？好吧，我就签名死掉，那等于是谋杀，那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在某些地方是这是一个呃挺复杂的事儿。可是你也知道，有一些真的是完全是植物人。嗯，当然，这个吉尼斯记录也有过那样说，说有人植物人二十年，对吧？醒了，你那甚至咱们前一阵不还有新闻说，这四川嘛。 就对嘛，四川嘛有一个说给弄成植物，也不知道是不是植物人，就是没知觉了，没知觉了呢。然后家里人知道他爱打麻将，整天在病床边仨人就是和打麻将，说三缺一啊，三缺一啊，三缺一啊，三缺一啊，说俩月 <laughs> 哎醒了，你说 <laughs> <laughs> 这玩意儿他有例外，这这这算谋杀吗？你说他他这个概率不？我想这个提案的新意是在，我想他假如能够达到一一个人在正常清醒的情况下签下。 我愿意捐献我的，我死后我愿意捐献我的器官。那这个大家都嗯比较能够，就是有的人可能就会愿意。那更可怕，你如果说是就是选择这种尊严死的情况下捐出你的器官，那是说的对哦，涉及到一个很还有一个动机问题，很动机问题，很悬呐。我们几个人一合谋，你知道吗？你的器官，所以这个世界啊，这个早捐了。再浪漫、再美好的东西。 都可能被被很粗暴、很丑恶的使用。我们讲的最浪漫的情况就是，我我死前我愿意签这两条：一，我愿意如果我死亡，我愿意把东西捐捐出来有用；第二，如果我确实没救了，那就停止抢救，嗯，免得连累家人、连累这个医院、连累社会，对不对？那清醒的签下这两条，但是就像你们说的，这两条都可能被滥用。 我想这个需要，比如说需要这种医学什么专家委员会啊之类的，他需要裁决这种生死事大，是吧？对，说什么样情况下是不能就什么样的情况下医院可以说，哎，我亲戚当中就有这种发病未通知了，嗯，刚一说你准备后事吧，不知道怎么后来又救回来，后来又活了七八年。 太多了，这种例子太多了。这个时候家家人都已经全绝望了，就是就是看棺木啊，什么就这些事情讲准备弄什么地方啊这些事情，因为医院已经跟你讲了嘛，没错，都年纪也到了嘛，哎，不知道怎么样救过来，呃，哎，照样又活了七八年。这农村里都有那样的事情啊，就在灵堂拜祭的时候，这 <laughs> 梆梆梆敲棺材敲开起来了，这干什么呢这是？ <laughs> 都有啊，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这个就给刚才留悬念啊！我就说这个抽烟，这个我在人家三联生活周刊上看到一个系统的说法：，一九五零年以前啊，几乎没有人想到英国肺癌的增长跟抽烟有关，甚至那个时候认为是跟雾霾、跟英国伦敦雾霾有关。但是两个医生是多尔和希尔爵士，他们一开始认为成千上万吨的沥青在英国一定是这个引起肺癌高发。调查结果呢，他们吃惊。 六百四十九名肺癌患者中，只有两名是不是吸烟的？两个不是吸烟的，因为这六百多人里边啊，有很多是农民、城乡就是城乡居民，大体都有，所以你不能归结为是城市里的这个工业污染。所以呢，他们才开始注意到，他们得出结论是：每天抽烟二十五支以上的人得肺癌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五十倍。当时人们完全。 不相信，我就跟你讲这个进程是怎么来的啊。然后他们又说，哎，我们应该调查呀，在发病之前的。于是他们当时就向全英国登记在册的职业医生发问卷调查。这个调查一做，做了五十年，有三万多名医生回复他。这个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两年半以后，三十五岁以上的这个呃受试男医生当中，已经有三十六人死于肺癌。 这个人们还是不相信，就很挑刺儿说这种调查。后来美国癌症学会又发明，就是说他们追踪了十八万多名男性，为期两年，结果显示每天抽烟一包以上的男性死亡率比不吸烟的人高百分之七十五。然后到这个时候，英国卫生部长开始承认，就是说啊，吸烟好像会影响健康。 但是当时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是叼着烟说这话的， <laughs> 你知道吗？这说明当时人认识到什么时候成为转折点啊？一九六四年，美国卫生部的报告成为真正的转折点。这份长达三百八十六页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男性各年龄的死亡率都增加了七成，都跟吸烟有关。从这儿，西方世界开始控烟。然后，呃，七零年这个烟草广告被禁止。 就是如今在美国吸烟人数锐减到一九五零年的一半儿，然后这就是几十年过去了。从一九九零年开始，美国男性肺癌的发病率开始下降，一九九一年肺癌的死亡率开始下降，这被认为是西方世界几十年控烟的结果，是这么一个表述。人不见棺材不流泪嘛。我听医生朋友说，要让一个人戒烟，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呃，他们叫做角色扮演 （role play），就是哎，你要戒烟吧？我把你带到医院躺三天，你就整个人假装你是肺癌的患者，嗯，给你吊盐水，给你给你吸管什么什么，三天后你就跑，你经历过那个痛苦，死亡前的痛苦。我戒烟就是在医院开始的，我当时产生了。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以后建立一个主题公园，专门进去模拟各种动物。